第四十七集。这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夕阳落的比往常要早。他们在海边看了一场盛大的日落，湛蓝的天空与起伏的碧色海面被铺上大片大片的红霞，视野尽头的海天仿佛连成一线。太阳从海平线上缓缓下沉，余晖洒倒在海面上晕染开。 照出波光粼粼的金色海浪。林和西拿出手机来拍夕阳，却失望的发现镜头里逆光。潦草的按过两下快门，林和西收起手机，朝侧前方望过去。林童拉着游虫和周轩自拍，背对身后的海浪和夕阳，游虫神色敷衍的看向镜头。拍完以后，林童与周轩凑在一起低头看照片。 油虫似是对这种事兴致缺缺，起身往旁边的空地方走了两步，面朝大海，在沙滩上懒洋洋的坐下来。橙红的夕阳光芒霎时投落在他的脸上，油虫轻轻的眯起眼眸来，盯着对方的侧脸看了片刻。林和熙忍不住打开了手机里的摄像头，他从镜头里打量油虫的脸。 即便是坐在逆光的画面里，依旧能够清晰的看到油虫脸上被浓重的光影勾勒出来的轮廓线条，仿佛美工刀下最完美的雕刻作品，令人心生赞叹。林和熙按下快门键，却忘了关掉声音。完美的作品循声回过头来，轻扬眉间道：“你偷拍我。”林和熙删掉照片。 走过去，在他身侧盘腿坐下，面不改色的解释：“我只是在拍夕阳。”尤虫明显不信，朝他摊开手掌心：“相册给我看。”林鹤西贴心的替他打开相册界面，将手机递给他。尤虫微微低下头，指尖落在他的手机屏幕上，缓缓滑动翻看起来。 林和熙单手撑在身侧，也轻身靠近游虫脸庞，低下头，目光专注的去看。两人身后十步开外的地方，杨卷坐在地上，举起手机看远处海面上的夕阳。赵度喝完水回来，瞥见他独自一人也在旁边坐下来，极为随意的伸手勾住他肩膀，凑过头去看他手机镜头里的画面。 被他手下力度撞得陡然移位，手机画面不自觉朝下斜了些，杨卷更是指尖轻抖，按下了拍摄的快门键。他有些生气的转头，抿着嘴唇，眼眸漆黑的望向赵度，后者连忙放下搭在他肩头的那条手臂，心虚的摸摸鼻尖，干笑着向他道歉：“嘿， <laughs> 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 杨卷这才收回紧盯对方的视线。赵渡悻悻地从他身边爬起，转头去前方找周轩。再抬头时，红色的落日已经快要从海面上彻底沉没。其他人纷纷从海滩上站起来，准备收拾东西回去吃晚饭。杨卷露出些微可惜、遗憾的神色，没有立即站起来，而是低头翻出那张被赵度毁掉的照片，想要删掉它。 然而，目光触及照片的那一刻，杨卷落在删除键上方的指尖又猛地顿住了。照片上没有拍到夕阳和大海，却拍到了逆光坐在夕阳里的游虫和林和熙。浓重的光影勾勒出他们清晰的剪影轮廓。从照片上看去，两人并肩坐在沙滩上，游虫微微垂着头，而林和熙掌心抵在身侧，轻身靠向游虫。 同样是低垂着头，脸却轻轻朝油虫偏了过去。两人有小部分的剪影重叠在了一起，就像是林和熙低下头靠近油虫，而后温柔的侧过脸去亲吻他。杨卷茫然又困惑的抬起头来，原来刚刚油虫和林和熙坐在那里，是在接吻吗？ 六人返回遮阳伞下，穿好衣服，在海滩附近找了家海洋主题的餐厅吃晚饭。服务员领他们进门入座时，林和熙又一次敏锐的察觉到，餐厅内有人在看自己。他追着那道目光望过去，看见了下午在沙滩上见过的那对情侣。对方的女朋友背对着他们，低头在进餐，男人双手交错抵住下巴。 挑眉朝他露出兴致盎然的笑意来，林和熙面上毫无波澜，打算视若无睹时，有人横插到他前方，替他挡去了那道穷追不舍的目光。尤虫的侧脸落入视野中，林和熙轻轻一顿，而后无声的扬了扬唇角。对方的行为让他觉得有些新奇，无论眼下这次也好，还是上次在酒吧里，尤虫替他拦下拳头的事也好。 林和熙长到这么大，向来也只有他偶尔多管闲事、替别人挡拳头的时候，却从未有过被任何人像是对待女孩子那般护在身后的体验。然而，偏不凑巧的是，服务员把他们领到了那对情侣斜对面的六人位，而林和熙恰巧又坐在面向那个男人的位置上。接下来的整个吃饭过程里， 男人的视线数次频繁的投向他，眼神中还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被对方的目光扰得心中微微恼火，林和熙放下手中的筷子，起身蹙眉道：“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林童和周轩自然没有理会他，杨卷愣愣的点头应道：“好的。”尤冲没说话，却抬眸扫了他一眼。 林和熙已经恢复如常面色，转身迈入旁边的过道。路过斜对面那处时，他倏然垂眸，无声无息的瞥向坐在女朋友对面的那个男人，漫不经心的抬头理了理领口，然后意味深长的弯起唇角。男人看在眼里，抬起指腹轻抹嘴唇，眼里也燃烧起幽深的火焰来。下一秒。 林和熙从他身侧走过，面容散漫的收起唇边笑意，眼里流溢出几分冷淡来。多年来数不清的打架经验告诉他，遇上麻烦的有效方法不是去规避麻烦，而是亲自动手解决麻烦。这样的方法他百试不厌。经过服务员的时候，他停下来询问对方洗手间的位置，得到确切的答复以后。 林和熙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回头看向身后。那个男人已经从餐桌边起身，不紧不慢地跟了上来。林和熙这才收回目光，走出用餐的大厅，拐入洗手间所在的那条走廊。这个时间点，洗手间里没有其他人。林和熙轻车熟路地从门后翻出维修的告示牌，摆在洗手间的门外。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。 林和熙抬起头，看见穿紧身背心的男人朝自己走来。林童抱怨餐厅里的食物不好吃，想去附近的夜市吃东西。赵杜和杨卷闻言也有些心动。周轩当即开口发话：“那就现在去吧。”杨卷下意识的点点头，而后又意识到不对劲，飞快的摇了摇头，指着斜对面的空位提醒道。 林和西还没有回来，林童露出几分不耐：“怎么还没回来？你们谁去叫一下他？”杨卷张嘴又要应下，余光扫见坐在自己身旁的尤虫又缓缓闭上了嘴巴。瞥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尤虫从座位前起身，神色淡淡的道：“我去看看。” 杨卷坐在沙发里，目光无声无息的追上游虫离开的背影，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来。从过道里走过时，游虫才注意到那个男人也不在餐桌前。他的座位在林和熙对面，从他角度并不能看到那对情侣坐的桌位。眼前浮现出那个男人看林和熙的眼神，游虫面色微微下沉，快步朝洗手间走去。 林和西还在洗手间内与对方周旋，男人饶有兴致的打量他，哼，你男朋友还在前厅吃饭，你就敢把我叫过来？林和西顿了一秒，然后才反应过来，对方口中自己的男朋友大概指的是尤虫。他不再像是对待宁南的女朋友那样有耐心，皱起眉来道：“少废话。” 速战速决，像是听见什么好笑的事情，男人笑出声来。 <laughs> 我可不是能够速战速决的那种人。林和西问：“你需要多长时间？”对方低声报出一个数字来。林和西抱着双臂，慢吞吞的挑高眼皮。唉，比我男朋友还差上那么一点儿。